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安 n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的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有相关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活化头脑，快乐生活。 要怎么样来活化头呢？让我们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好，在进入主题之前，我还是跟平常一样跟大家报告神经疾病气象台。呃，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但是在这个已经稳定的热的天气里面，其实神经科的疾病大部分是非常的稳定。好，那脑中风的状况偶尔可以发现血管阻塞或者脑出血，这个是案例比。 冬天、秋天要天气变化的时候差很多，大家的血压、血糖也相对的稳定。帕金森症状的病人，还有阿兹海默智能退化的，呃，这些病人的状况也相对的稳定。癫痫的病患，呃，最近因为有一些呃户外的活动，呃，在水分的补充上面，除了补充一般的呃白开水以外，希望能够呃补充一点运动饮料，因为在流汗的过程当中。 电解质会被排掉。那如果只是补充一般的呃水，容易造成我们的钠啊血液当中钠不足，容易造成癫痫发作的状况。所以癫痫的朋友如果在进行夏天的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运动饮料。呃，神经疾病、自体性的疾病哈，包括重症肌无力、呃多发性硬化症这些病人的状况都是稳定的。倒是在门诊最近，呃有好几个案例进来都是头痛。 那病人同时又发现，呃，脖子僵硬的情形，那做了脊髓穿刺，呃，有几例是发现有呃。 病毒性脑膜炎，也就非细菌性脑膜炎，呃，这些状况，那这种病人的头痛，呃呃，非常的难治疗，几天以后，呃，还是没有好，那到了医院来，甚至到急诊做电脑断层，哎，一切都是正常，但是这个头痛，呃，尤其是在后面的呃脖子的部分，呃，那有僵硬的情形，那。 一旦有想到这些有脑膜炎的可能，唯一能够诊断的方法就是做脊椎穿刺，啊，要住院做完脊椎穿刺，呃，三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脑膜炎。好，呃，其他的血管性头痛、肌肉性头痛的病人是很稳定的，三叉神经痛的状况也比较少，颜面神经出血状况也比较少，所以整个呃状况综合起来，神经疾病气象台现在是晴天的状况。 我们要来聊一下如何活化脑部，呃，要能够呃到了呃一百岁哈，你能够高高兴兴的呃到呃九十岁一百岁，但是你还能够很清楚知道说，呃，你一生有哪一些丰功伟业，有哪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而不是说哎这个刚吃过饭都忘记了，那亲戚朋友来看你，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好，呃，我们来来想一下哈，这些的呃症状当中哈，呃，有一些家属在呃亲朋好友当中，呃，到底有哪一些的状况有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要来要开始来注意。呃，《新英格兰杂志》呃最近的一个报道说，失智症在二十五年前，哦，就是你表现症状之前二十五年前。 其实大脑，或者是说你去检查他的脑脊髓就已经知道，哎，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观念是这样子：哦，在如果在二十五年前，大脑就开始有变化了，那我们就不要等到表现症状二十五年后来开始治疗。好，虽然有一部分的早发型的失智症，哈，呃，五十岁以前发生的跟基因有关，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但是你却可以借由改变、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而能够早期发现，让在二十五年后你不要得到失症。所以在我们的 UCLA 临床记忆中心老化中心的主任 Gary Small，他有提到，呃几个呃重点，呃跟听众朋友报告。其实大家从呃报章杂志上也得到很多的一个讯息，知道说。 哎，应该吃什么东西补脑？应该要进行什么活动？应该要有一个开放的人生？应该要呃生活要多样化？应该要出去呃从事各式各样的一个社交活动？这些大家都了解。好，把这些这么多的一个讯息跟大家整理起来啊，其实不外乎四个呃重要的主题：一个就是你要进行心智活动，第二个就是体能活动。两个活动，一个是脑部的活动。 一个是身体要活动，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解释为什么体能活动是这么重要，还要压力的疏解。第四个就是健康的大脑饮食，所以很简单哈，脑部的活动、体能的活动、疏解压力，还有健康的脑部的饮食。好，呃，有一些朋友们不知道说，哎，这些。 呃，就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一个一个初期的症状。好，呃，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向度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一个是记忆方面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定向感的问题，一个人格和行为的问题，一个是语言跟沟通的问题。好，阿兹海默症在通常表现就是短期记忆发生问题，不容易记住新的东西。好，所以他会说，哎。 刚刚交代的事情，哎，他记不起来；还有忘记原本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走到房间里却忘了要呃做什么事情，你打开冰箱却忘了要拿什么样的东西。好，那重要的东西，比如像钱包或是钥匙，你找不到。好，那有一个朋友，呃，找他的手机找了半天，也打电话打他手机电话。 呃，就是哎，在 <laughs> 还是找不到他的手机，在一个礼拜后，在冰箱冷冻柜里面发现他的手机。但是手机摆到冷冻柜里面，在低温状态下，它是不能运作的。好，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找不到，好，呃，不容易记起最近刚发生的事情。早上起来碰到呃三年前的一个同事，好，但是你再怎么想，今天到了晚上，你怎么想？哎，你也。 完全记不得，今天早上曾经碰到一个三年前的同事。好，呃，有一些呃朋友会注意到说，哎，这个父母亲，哎，怎么刚才问说，哎，这个，呃，你那个，呃，阿明的订婚是哪一天？好，跟他讲，哎，下个礼拜二。哎，过了十分钟，又问同样的问题，阿明的订婚是哪一天？好，又跟他也下个礼拜二。 短时间里面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因为他忘记问过这个问题。呃，瓦斯炉或是水龙头没有关，哈，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那嗯，有一些朋友很可爱，哈，他知道，呃，他会忘记关，所以在家里的大门的地上贴了一个火字，贴在地上，意思是提醒他太太，呃，你你要出去。 好，看到地上的火，你就要去，去呃厨房看一下你的火关了没有。但是有时候也有发生一个问题啊，那进到厨房以后，又忘记了他到底进厨房 <laughs> 要来做什么啊。这在市政比较厉害的状况，是会有这些的状况。呃，在三年前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哦，《我想念我自己》。呃，《Still Alice》英文版是这样子，当中有一幕是，呃。 我们的女主角跟她先生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我还记得说，我们曾经结婚在哪个地方度蜜月，在什么地方，呃，有初次的相遇。这个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在明年的这个时候，这些他将都没有办法记得。而到最后，阿兹海默症的状况。” 这个《Still Alice》这个女主角，她在给一个朋友做最后的一个呃告别的这个呃谈话当中，她必须把讲稿整都写完，甚至她在讲的当中，她必须要一行一行的照着上面的去念，念过的要用荧光笔把它画过去。即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不这样做， 他刚念过的那一行，他要接下跳下那一行的时候，他甚至忘记这一行他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他比较荧光笔来提醒自己说：“好，这一行已经讲完了，要跳到下一行。”好，这个是在比较严重的状况会发生这些的情形。好。 二十五年后，假设有这个状况即将知道要发生，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注意说：哎，这些的是不是已经有初级的征兆？甚至，呃，今天待会要跟大家提了，心智活动、体能活动、减压，还有一些益脑的活动，能让失智症不要发生。好，有一些呃家人注意到说：哎，他在这个定向感上面有问题。 哦，那最常见的就是会会迷路。怎么样叫迷路呢？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找不到路，这是常见的状况。当他回到家里附近五百公尺很熟的地方，他却找不到路回家，这个就有问题。好，当他对于这个家人或是朋友会叫错。 这个呃，他的呃侄儿哈，或是他他的这个孙女哈，这个会这个称谓上面会叫错。好，那不容易记得一个日期或是月份哦。比如说，好，他的呃生日是几月，连月份他都没有办法记得。好，那在一天进行的呃事情当中，他会顺序会弄错。 呃，比如说，哎，早上应该要先去菜市场啊，再再回来再煮饭哦。这个时候，哎，他还没去菜市场买东西，哎，他就把这些呃瓦斯炉打开来，盘子这些准备好，要要开始煮饭了。这个顺序他搞不清楚。另外，半夜起来，哎，竟然会呃找不到呃这个厕所的位置，哈，这个是在很厉害的状况下会不清楚他的这个空间的一个定向感。 好，这个是在定向感上面发生问题。那有一型是我们讲阿兹海默症是当中的一型，它是短期记忆表现的是比较清楚。有一型是它以行为异常来表现，我们叫额叶颞叶退化型。额叶颞退化型当中又分成两个亚型，一个就是他的人格特质、行为都改变，都变成另外一个人。第二个形式讲话。 当中，哎，他很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名词。那在讲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结巴，非常的结巴，这个是讲话呃不正常型的。所以在额叶颞叶的这一型当中，呃，两型，一个是人格行为异常，他会哎本来脾气很好，哎，突然会无端的生气，而且会呃变得非常的有敌意。好，那会。 听到哎，这个声音不存在的，他有幻听哦，或者是说哎，这个呃会看到一些影像，这些是呃幻觉哦。那疑心病会非常非常的重哦。那呃睡到半夜起来，呃跑到那个呃隔壁的这个小孩的房间说，哎起来起来，这这这个有个人跑进来睡到旁边，不晓得要做什么。哎，其实是她的呃老公睡在她旁边。 好，那另外他以前喜欢呃社交活动的，哎，现在都有一些退却哦。那脾气变得非常的焦虑，那容易紧张，呃，这些的在人格行为上面很像变了一个人的。呃，这些是呃，失智症当中的额叶颞叶退化型。好，刚才提到额叶颞叶退化型，还有一还有另外一型就是以语言讲话的能力发生问题的。 好，那他讲话变得很少，那非常困难，构音上面非常困难。那在呃我们的阿兹海默症上面，有一些病人也会表现出呃我们讲的名称讲不出来啊，他可以讲这个东西的用途，但是特别的名称讲不出来。好，这些是呃常见的呃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呃症状哈，它主要分成。 定向感的问题，哦，对，空间、时间的定向感会退化，他的记忆力有问题，这是大家了解的。他的会人格行为会异常，他的个性会改变，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语言沟通会发生问题。好，呃，我们有几个方式可以来，呃，快速的一个一个筛检这个失智症了哈，包括呃，受照顾者他。 来评分哈，呃，有四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呃都没有的话，就是零分哈。有轻度就是一分，那有常常发生的话就是两分。这四个问题是，呃，你去观察你的亲戚朋友这些当中，第一点就是，呃，他是不是一直问同样的问题？哈，如果有的话，一点点就是一分哈，或者是说他会时常忘记约定见面。 讲好的日子，约定的一些事情。如果很严重的话，他就是两分；如果偶尔的话，就是一分。还有，他没有办法照药单上面的指示来服药，明明写的晚上吃一颗，结果他给你早晚各吃一颗。好，呃，也是一样，轻度是一分，那常常发生的话就是两分。还有，他没有办法按照口头的指示，比如说。 呃，已经讲得很清楚的，那你，呃，在饭后，呃，你要吃半颗，哈，那但是他讲的再多次，他还是偶尔会犯错，哦，这个就是轻度，是一分，把前面这四个问题得分加起来，哦，如果三分以上，就表示，哎，他怀疑有初期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好。 那你如果是我们来对这些的呃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呢？这个很简单哦，你可以讲三个物件，让他在五分钟以后再回答。那如果只答对一项，或是一项都答不出来，那他得失智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以上。好，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分钟内你讲出动物的名称。 哦，一分钟很快的讲哈，猫狗猪，呃，我们的呃，狒狒、猩猩哈，这样子一个一个讲哈。如果它少于十五项，通常的人在一分钟内大概可以讲到十五项以上。少于十五项的话，哎，那它也有初期失智症的一个状况。我们前面讲的失智症有一些是，呃，在物件的命名上面，或是讲话的速度上有问题。好。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画钟面，你可以简单画十点零九分，或是六点三十分，他没有办法画出来，那他也可能有失智症的一个早期的状况。好，呃，这些的呃状况，你你一旦有的话，就应该带到呃神经内科医师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测试。好，那怎么样子要来能够能够不要发生这些失智的情形呢？呃。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讲的呃速度比较慢，当中里面四个重点，包括心智活动、体能活动，哦，还有减少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呃我们的健脑饮食这些的部分，呃，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再来一一的说明。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大家的扣音，欢迎询问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扣音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 n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吴宇立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扣音电话，我们的扣音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我们接听第一位彭先生的电话。来，彭先生，你好。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今天报纸台湾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哦，要去美国纽约读大学，请问那个 IQ 一百六、一百八等，他那个二十五岁以上的那成人，我们脑力二到二十五岁已经发展到成熟了。呃，是，在我们大脑的哪些区块，那个神童？ 哪些区块会一特别发达？比比那个一般人的大脑特别发达的，特差异在哪边？第一个问题，好。第二、第三是那个阿兹的问题是，A、B、C D e 是顺序颠倒，还是顺序的漏掉 A、A、C、E，还是 B、B、B、D、E 这样漏掉两个？是哪一个阿兹海默比较严重？啊，如果两两个都都出现，是是不是更严重？那是哪个大脑 到哪个区块故障会造成顺序颠倒，或是顺序落掉这样三个问题请教。OK，好，第一个问题是，呃，今天大家全台湾都都知道有两件事嘛，哈，一个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呃合唱团哈，在在呃。 呃，维也纳哈，在没有在在那个意大利然后梵蒂冈得到我们一个金牌。第二个就是，呃，有台湾的神童了哈，IQ 一百六。我们讲一个人的 IQ 哈是要呃做过多项的测验啊，得到一个结果。那在解剖学上，有人去报道呃爱因斯坦的呃脑部的脑回哈，我们讲。 呃，脑部的呃结构是不是圆的平的？它是有凹凹凸凸进去的这些的一个一个脑回哈，那有脑沟。那主要的目的是增加表面积。如果一个圆球的话，它表面积就是一个圆球。当它往里面折进去的时候，折的来回折的次次数越多，它的表面积越多，它的表面积上面的神经元就越多哈。所以呃。 有报道，爱因斯坦的这个脑部脑回比一般人要多。那呃，I Q 的一个决定，哈，脑部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网络。 呃，它表现的功能不是说哪一个区域它就可以决定它的 I.Q.，而是整个大脑同时大脑同时网络运作连接的一个结果。那一般大家知道的是，呃，我们的额叶哈，我们的额头比较饱满哈，我们人跟猩猩的这个，呃呃，在头型的结构上面，呃，人的额叶是比一般的猩猩额叶要大很多哦，所以。 一般我们会讲说，在智能方面，呃，在额叶是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区域。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顶叶，还有额叶比较靠后面运动区这种呃功能区，或是语言的功能区，后面整页的功能区，其实这个是一般基本上功能具备的。它跟 I Q 的关系就比较没有那么密切。所以，如果呃要要比较呃把它讲的呃四个。 脑部的额叶、顶叶、颞叶、枕叶来讲的话，跟 I Q 比较有关系，应该是我们的额叶。其实，呃，I Q 是整个脑部整个四个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好，在呃，你提到的第二个一个第二个问题，呃，阿兹海默症，呃，会，呃，你你问的是假设了哈，你会漏掉，会忘掉，哦， 一些的呃，刚刚发生的事情，才讲过的话，哦，啊呃，短期记忆发生问题，好，呃，我们比较想哎，他去检测哈，检测你的你的这个空间的定向感、时间的定向感、语言的能力，我们再去分析你的呃呃人格上面有没有特别变化，语言能力是不是在你的表达能力、在你的讲的能力当中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说，好，你容易以记忆、短期记忆来表现出来的，就比较像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形态哦。这个是呃彭先生的问题。来，我们接听第二位邵小姐的电话。来，邵小姐，哦，你好，来，请说，邵小姐。好好，呃，我现在问是，我现在服两种药，就是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稳定情绪。 然后两种都是啊，就是克幽灵，克幽灵对。还有还有一种是舒服的舒神啊，舒神对啊。那两种药，我从第一天开开始服药的时候，每个晚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三个月，哎，两个多月，呃，每天都做梦呢。我想了解说，这个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OK，呃，请问您的服药的方式是早上还是晚上？呃，晚上只只有只有在睡前服用嘛，早上没有服用嘛？都是零点五而已。OK，呃，你你讲的是是呃商品名了哈，那呃当中的学名的成分，它大概都是我们讲的 GABA 哈这一类的，或是呃我们另外有有一类的，就是让我们的神经能够。 抗焦虑，然后比较心情比较放轻松，呃，有一些的，呃，我们焦虑的药，大部分吃的会比较镇定一点，但是忧郁的药，哈，抗忧郁的药，呃，有时候吃了晚上反而呃没有办法睡得很好，有的甚至会影响睡眠周期一二三四期的进行。假设呃这两个药当中，呃，有一个药是。 呃，有点抗忧郁的作用，那吃了让你的这个晚上的睡眠周期受到影响，你应该把这个药摆到白天来吃，好，摆到早上来吃。所以你要鉴别的方式，呃，其实也也不困难，你可以回回门诊跟医师报告你的状况，或者是说你把药物当中，呃，两天嘛哈，各吃一个药，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是。 哪个药物让你晚上的睡眠没有办法，呃，进行的比较顺利？很抱歉，就是是做梦，每天晚上都做梦。好，呃，会做梦通常有两个状况。呃，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呃，从，呃，上床到睡觉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很快，很快就可以入眠嘛？OK。要半个小时。你呃呃，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早上大概几点钟起来？ 七点，七点，你几点钟上床准备睡觉？呃，十点半。十点半，OK。所以你的问题很清楚，因为你睡眠的时间超过了。哦，那睡眠时间超过了，跟你做梦有什么关？跟你做梦有什么关系呢？呃，我们大部分人的呃睡眠哈，大概三个周期左右，一个周期大概两个小时，哦，到四个周期哈。所以有的人是。 呃，六个小时，有人是大概七个小时，通常是六到七个小时的睡眠就足够。呃，你十点半睡，七点起来，其实时间十点半准备睡觉，十一点睡着。OK，好，十一点睡着，七点起来，其实它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呃，我我我来解释一下，你会容易做梦，主要的原因是你在最后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其实你已经慢慢的呃醒过来，你没有办法进到比较深的睡眠哦。我们如果把你的睡眠从十一点钟到早上的七点，十一点到一点钟是一个周期，一点到三点是一个周期，三点到五点是是一个周期。好，等到三个周期完成以后，你要再进入第四个周期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 你你的睡眠三个周期已经足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进到深睡的这个第三、第四个周期，所以在这个半睡半醒的状况下，你会呃很像若若梦若醒，你会记得哎很多的事情在在你的要清醒之前，很多的事情都都记得，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个多梦哎其实你的睡眠的时间是足够的。 所以我建议你早上，如果你呃在你七点起来嘛，如果你呃五点多哦，或者是六点又起来上厕所又起来的话，你就不要再睡了哦。你再再躺下去，其实你没有完全睡着，你只是呃浅睡哦。那你会记得脑袋里想的很多的事情哦，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呃，这也提供让听众朋友呃中午的一个睡眠。 会影响到晚上睡眠的周期。好，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说：“哎，我中午只有睡一个小时，那晚上睡四个小时，哇，这整个晚上都在做梦。”哎，其实你中午睡一个小时，晚上你可能干扰你三到四个周期，你可能就少一个周期。所以你睡了四个多小时，哎，你你其实已经足够了，已经慢慢的醒过来。这个时候你没有起来，你还躺在床上。 所以你的呃意识状况有一点点清楚，但是又有一点想睡觉，你又不起来，所以你的抱怨就是：哎，我都一直在做梦，哈，每天都在做梦。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再睡，哈，你再睡还是一样，哈，你就起来，呃，活动。那体能上的活动，呃，让我们的神经传递物质能够在白天把它消化完，到晚上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记忆的。 功能能够在晚上加强，第二个是呃补充这些神经传递物质，第二天你能够起来精神很好，反应很好，所以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这些传递物质补充完整以后，早上起来神经的功能是最好的。第三个是脑部的排毒是在晚上进行。 哦，所以你晚上的睡眠时间如果不足的话，脑部里面在白天产生的那些在脊髓液、在细胞间质的这些有毒的物质就没有办法排的完整哦，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就头昏昏、脑钝钝，那反应没有办法那么好。OK，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 n c 节目。 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吴宇立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扣印电话，扣印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接听第一位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哎，呃呃，主任您好，哎，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有关巴氏量表的问题。是是。那个我知道现在巴氏量表大部分都是由神经内科开出来的比较多。啊，我家母亲八十四岁，啊，以前。 他曾经申请过三次八次量表，呃，以前都不是我申请的。那现在信息是说，他他现在想要要回到家里去居住。那那个八次量表，呃，我呃，他的他的真正的要件是什么？我妈妈是有半边的呃中风，半侧症中风，然后有呃确定确定的那个失智症。 这样子是不是符合那个重大伤病卡的那个要件呢？对，我想请教您，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OK，丁先生，我我趁这个机会把巴斯量表哈当中的呃一般的一个标准呐哈呃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呃，第一点就是呃，巴斯量表是适用于来呃呃评估一个人的四肢运动功能哈，但是它没有办法来评估脑部的智能。 智能的状况，所以在要申请呃这个照护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你的功能的失调是因为呃中风、外伤或是脑瘤开刀引起的这个手脚不方便，那个就是打八式量表。好，如果你是失智的话，那个就是要去做失智症的检测，要做 MMS e 要做 CDR，来判定你失智的呃分歧。 哦，假设你是失智症，呃，CDR 是呃初期第一期，哎，你需要两个，呃，医师来认同，呃，这个，呃，你需要呃照顾者来照顾，哦，两个医师同时来判定，如果是你是中度以上的，就是两分以上，好，那就一个医师来认定。 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呃，做一个呃照顾者的一个申请。这个是私症的部分，他不需要打八斯量表。假设是一个脑中风的状况，他在打八斯量表会去询问，呃，会去观察评估他手脚的功能，对于吞咽、对于走路、对于这些呃手脚在进行一般的呃厕所、穿衣服，哈，他有一个分数打下来。 假设他是八十五岁以下，哦，他的分数要在八三十五分以下，才能够申请呃照顾者，哦。假设他是八十五岁，已经满八十五岁，八十五岁以上，他的标准就会比较宽，哦。所以分数打下来六十五分以上以下就可以申请这个照顾者。所以丁医生，您的您母亲是八十四岁，是不是？ 好，呃，他电话断掉我记得刚刚他讲是八十四岁，八十四岁的状况就是要三十五分。什么叫三十五分呢？呃，通常呃半身不遂，如果还可以走路的话，大概分数都会超过三十五分。哦，半身不遂不能走，你要坐轮椅的话，这个就搭下来就有可能在三十五分以下。 这次是一个分界点，呃，提供给丁先生做参考。来，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二位张先生的电话。嗨嗨，哎，张先生来请。哎，哎，吴先生你好哈。哎，我我那脚底哦，我脚底都哎踩在地上哦，一、一、一、一、一、一、一、大一、一、都一、啊，哎，都，都都一、有一、一、一、一、哈，啊那。 那冬天的话，哈，冬天一冷的话，哈，他他脚会，哎，脚底会抽筋。O.K. 脚底抽筋了哈，这里主要是这一个是知觉比较钝的哈，一个是抽筋的问题。请问你失去知觉是一个脚还是两个脚？两个脚都都一样。O.K. 我先先问你在有没有糖尿病？没有。好，你有没有喝酒？没有。没有。O.K. 有没有抽烟？O.K. 好，你呃荤的吃不吃？ 啊，有没有吃？你是不是素食者？哎，不是哦，所以你荤的也有吃嘛？哈，哎，对对对，OK，好，呃，你的手的感觉怎么样？我手感觉还还好，好，所以呃，依你的状况来推断了哈，呃，你是脚的呃神经末梢哈，你踩在地上，或者是说你拿牙签去扎它，这个感觉是不是比较钝？ 比较没有感觉，是不是已经有这个状况？哎，我没有，我没有给他砸过呢。好，没有给他过。好，所以你能不能再描述一下比较清楚的？没有感觉是怎么样子？没有感觉法。哎，就踩踩在地上哦，脚痛麻麻的。 OK，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观上的觉得了，脚麻，还有你有那个抽筋的时候，会脚底会抽筋，还有你现在脚麻的这个症状，两个加起来哈，在冬天会比较厉害嘛，哈，比较容易抽筋。呃，当我们的血液的周边的灌流比较差，哦，是。 光梯嘛哈，你筋缩起来，哎，那那就就就跟我们去爬山回来，这脚步没有得到好的一个一个一个血液的灌流，它就容易抽筋好、哈。那第二个是呃，你的体质上，也许要注意一下，有一些人的体质，它的冷凝蛋白比较多，冷凝蛋白，所以冷凝蛋白就是蒙掉蒙掉量最哈，这个这个气味怎么变成紫色的？ 哦哦哦，这种的就是它有一个冷凝蛋白哈，见到冷它就容易，呃，蛋白会沉积出来，那末梢的灌流就不好。这个时候，血组织没有得到，它就容易抽筋啊。那没有得到血液的这个供应，养分会不足，神经容易受伤，就会产生呃神经末梢会容易退化，会容易有麻痹的感觉。 如果是属于后面的这个哈，那你你就是呃保暖就很重要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会造成抽筋的，就是你的呃夏天流汗多的话，电解质不平衡，这也是容易造成抽筋。所以有的人运动完以后会容易抽筋。第二个容易发生抽筋的状况就是，哎，你的钾离子比较低，所以呃。 钾离子比较多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香蕉，哈，所以大家看那些运动员，尤其是网球的，在中场时候，哎，他会拿一两根香蕉出来吃，补充钾离子，让它肌肉比较有力量，哦，所以记得电解质跟钾离子，这个是呃当中呃让维持肌肉能够不要抽筋、正常运作的重要的因素。 还有呃，如果有这些的状况，能淋蛋白的话，你可以浸热水哈，让脚的这个循环比较好，这些呃知觉会改进，抽筋状况也会改进很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吴玉立医师。